远都子府起初有好几套剑法，但我师父齐凤阁认为，天下武功万变不离其宗，所以重新整编，最后变成了两套。沈师，我听人说，武功到了一定境界，飞花落叶俱可伤人，招数反而未必是克敌制胜的关键。言为心生需内外兼修。若仅有一身绝世内功而无招式，就等于空有宝山。 而不知如何使用。嘿，朱阳册的真气蕴含了儒、释、道三家的精华，然而配合剑法使用，儒门的精悍、佛门的刚猛，却都无法在我们的苍狼剑诀中体现出来。阳关宇宙之大，倘若我再创一条剑法。 兵在剑中，剑在人中，物我两忘，通达明澈。 <laughs> 师尊，这就是剑心的真正境界吗？ 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三集。 真是好啊！哎呦，东家，这这可怎么办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啊，你不是还看着那郎君跑出去吗？怎么就不拦着他呀？他他走得飞快，我我拦不住啊！掌柜的，发生何事了？哎呦，郎君，您可回来了！哎呦，这位郎君，哎呦，你回来就好，快把你娘子带走吧。 实在对不住，我方才有事离开了片刻。一共多少钱？我来给。哎呀，我们只是小生意，异国他乡本来就处处难行，实在不想惹什么麻烦了。您方才走了，这位小娘子也没带银钱，我就想着自认倒霉免单算了。谁知道还不肯走，我们一劝她就，她就把杯子拍成粉末，还把筷子插进桌里，吓死我了。 是我不对，我不该留他一个人的。那这些银钱还请二位收下，置办新时局。我替他给你们赔不是，实在对不住。哎，回来就好。哎呀，掌柜的放宽心啊！这位郎君，照看好家眷呢。 <laughs>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是啊。你还是谢灵吧。 嗯，啊，对不住，我看见的卖艺人，在跳舞，一时有所领悟，便忘了身在何地。哎，你吃完了没？嗯，那咱们走吧。 乡亲捧场，太厉害了！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谢谢您，抬举了。来来来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厉害厉害啊！多谢你，不是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捧场啊！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给多了。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他帮我领悟剑心和剑招。 我反而觉得给少了，只是身上的银钱也不多，只能尽心了。嗯，哎，还生着气呢，是我错了，不该丢下你就走。当时我沉浸在顿悟之中，恨不得立即将新剑法演示出来。 你想要点什么吃的玩的，我去买来给你吧。汤人，焦糖人喽！哎，哈 <laughs> 哈，两位又回来了，可是还要买糖人？是，再要一个，两个，那就两个吧。 尚未全好，又以女装出行，多有不便。今夜投宿客栈，我们就住上方吧。嗯。既然那薄片可以修补魔晶破绽，你现在最好……嗯，你在做甚？嗯，嗯，有点饱，这个要慢慢吃。嗯。 中原不比西域，入了周国，我们的行踪迟早会暴露。如今有薄片在手，你有空不妨多琢磨琢磨。你头上的伤有了玉从容，应该不足为患。那接下来便是修补破绽，免得又走火入魔，经脉紊乱。其实，你现在若是真正的验恶师，定轮不到我来叮嘱这番话的。入魔心修好。 谢灵未必还在，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。谢灵甘心，燕无师未必甘心。受损的经脉想要修复，非一朝一夕能成。 罗片还在你身上，给我看看。嗯，这上面所载的确与魔门武功有关，但似乎都是点评和感悟，并非练武的诀窍秘法。给，啊，这上面并没有提及如何修补魔性破绽吧？ 有，哪里？我不知，但他知。啊，那等他自己看吧。 燕宗主，燕宗主，你真气太乱，我不敢一直封你穴道。解开后，你莫要乱来，惊扰了其他人。 忽然平静，且生机勃勃。这是又好了？还是表合理乱？哎呀，要是有对症的药就好了。给你，果实，给我做甚？你也被那些猿猴抓伤了。 你从容之叶有限，效果也平平，不如果实好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 是鱼葱溶水，对你有好处，喝了不会乱咬人。 燕宗主，怎么？你好似不太愿意看见我。没有。哼，我这身女装，想必是你给穿上的了。事急从权，这可免去不少探查，是燕宗主早日回长安。 扮就扮的像一些，一般女子会留指甲，就算不留也会涂上扣汁。若让有心人瞧见这双骨节分明的手，便知道是男扮女装了。我哪里知道这么多？我又没扮过。燕宗主说的是，你若想涂扣汁，我现在便去街上买来。 你好似不太乐意跟我说话，怎么？谢灵不过是我一缕残魂，便得你亲眼温柔以待，对我反倒不加辞色。难道阿乔忘了，谁才是真正的燕无师不成？谢灵是谢灵，燕无师是燕无师。无论如何，我也是不敢忘记燕宗主的。 怎么？谢灵没了我大部分记忆，连如何亲人都忘了，竟猴急的将你咬出伤来。薄片既然找到，修补魔心破绽指日可待。此事的确应该多谢你，阿九。你这样以德报怨，倒让我有些愧疚了呢。 我们越往中原去，你暴露的危险就越大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估计也不想与人正面对上吧。此去长安，你有何打算？那你呢？你与周国素无瓜葛，不可能因为见过宇文邕一面，就站在他那一边帮着我吧？莫非你对我早已暗生情愫？ 被我伤透了心，仍旧情难忘，还让我穿上女子衣裳，是想要趁我神志不清时生米煮成熟饭，好让我以身相许。燕宗主若不肯好好谈正事，我直接将你打晕了，送回长安也一样。 <laughs> 好好，你别生气，咱们不直接回长安，先去魏州。魏州。 正如你所说，我武功还未恢复，出现在人前太招摇。六合帮、佛门、合欢宗、法净宗，乃至突厥人，个个都想置我于死地。你没法护住我。若非我为大局不想与你计较，此时早已加入追杀你的行列了。 <laughs> 长安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？ 听说周国大军长驱直入，齐国既无抵挡之力。若无意外，应该已将邺城拿下了。嗯，宇文邕身边还有我的人，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有事。况且围杀我的人都比我们早回去，若要出事，现在赶过去也来不及了。幻月宗在魏州有府邸，先去那里落脚。 再找人去长安传信。那你先休息会儿。嗯，你去哪里？给你买染指甲的扣枝。哎呦，郎君请进，想要买点什么？ 咱们南货店什么都有，有扣针吗？ <laughs> 有有有。郎君是给女眷带东西吧？要不要看看发簪首饰？这个倒不用。有南边的海货和草药吗？哎，也有，都是上好的新货，您过来瞧瞧。这边。 便相见，实在对不住。谁啊？来啦！怎么没人呢？这是阿叶，阿叶，你快过来。安娜，怎么了？有人来过，放下一个包裹，人不见了。 我看看，草药、海味。啊，是故人来访啊，那真是多谢了。故人。哈哈，进去吧。一些行走江湖的做法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你们平安无事。 哎，哎呀，都入春了，你怎么还下雪呢？敢问这里可是谢府？啊，是。可我不认识你啊，小郎君，你也是这府上的人吗？阿乔，你这样问要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？ 让老吴出来，就说他家主人来了。呃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谢府的郎君几年前就出门远游了，至今未归呢。把黄衣鬼巫迷，让他来见我。哎，哦哦。 不是，真是万幸。小人先前听说您被被，哎，此事果然是谣言。倒不是谣言，我的确受了点伤，现在还未完全恢复。呃，那方才那位？他姓沈，在此处，待他如待我便可。哦，是。这段时间，外头有何情况？ 您的死讯已经传遍江湖，小人不愿相信，还给长安去了信，但大郎君一直没有回复。听说合欢宗的人趁机找了我们不少麻烦，但小人谨记您的吩咐，没暴露此处。嗯，宇文邕那边呢？州主那边听说您的消息之后，据说也派了人去找当日围杀您的那些人的麻烦。 但除了六合帮明面上的势力有处可寻之外，其余几人行踪不定，他们各自的门派又不在周国境内，最终也只是封了六合帮在周朝的几处分舵而已。你是多久前向长安去信的？两个月前，大年念五那会儿。嗯，边银梅那边大约是出变故。 你帮我再写一封信给一个人，他设计了我一道，如今也该还回来了。那东西他若想要，便亲自来见我。呃，是让他来这儿吗？不是，你不用管。他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没资格跟本座谈交易。我在此处先住几天，顺便等长安回信。 你去安排一下，不要让无关人等漏了消息出去。是，主人请放心。阿青虽然不知小人身份，但这孩子嘴巴紧，来历也清白，断是不会惹是生非的。嗯，他根骨不错， <laughs> 就是笨了点儿。幻月宗门人须得心思灵巧，八面玲珑，他是不够格的。 呃，小人收留他，不过是一人闲着无聊，让这孩子做个伴罢了，断不敢有非分念想的。阿伯，给主公跟沈郎君的粥菜都准备好了，你去安排吧。是，小的先告退。阿伯，我。哎呀，你呀。 不该问的别多问，平时你在我面前叨叨个没完，在主人面前可不能这样了，他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哦，哎，阿伯，主公他就是这谢府的郎君，他到底是男是女啊？自然是男的，你连男女都分不清吗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他有什么特殊癖好，我看。啊。 还是同他一道来的那位沈郎君好相处些，容易说话。哎，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紧送吃食去？言多必失，沉默是金呢，懂不懂？是是。可是，一下来俩人，这府里的熟食都备不够。吴伯，哎，那菜贩来了，在后门等着呢。您看这些天得采买多少才合适啊？ 我和你一块儿过去，我去跟他说。哎哎，好。沈郎君，我送粥和小菜来了。哎，出去了。 沈，啊，主公好。你好像很不想看见我。阿青不敢，是吴伯交代阿青要对主公恭敬有加，不能有所冒犯。啊，我看你对我这样拘谨，对沈乔却那般亲近，显然是很喜欢他了。沈沈郎君，他他人很好。 的确对谁都很好，就算被打扰了，心里为难，也不会摆脸色。我……所以你要有自知之明。是。你们怎么了？你怎么在我房中？哼！ <laughs> 我闻到饭香，便过来蹭一蹭饭。阿青不是也送你那儿了吗？吃自己的，哪有吃别人的香？看见别人有胃口，自己也吃得香。阿青，你怎么了？没没没什么，主公和沈郎君慢用，等你们吃完，我再来收拾。 孺子不可教啊！笨，意味着不容易被身外之物诱惑。我倒觉得这孩子心思单纯，很是不错。若他并非幻月宗弟子，又愿习武，我可以代为引荐。阿 <laughs> 乔，这一路走来也没见你对谁如此青睐。你不会是知道他老盯着你看，迷恋你的容貌？ 所以才这样说的吧？燕宗主自己好色，便以为天下人都与你一样好色了。 <laughs> 我的确喜欢你的容貌，却更爱你对我爱搭不理的冷淡。这又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你对那谢灵阿燕百般温柔，见我出来就半句话也不肯多说。 可若谢灵和阿燕换上无迷那张老脸，还对你多加亲近，你会不会也对他们另眼相看？哼， <laughs> 我的确见了你就烦。比起跟你说话，我还宁愿跟谢灵多说两句。 <sighs> 好了，就当我说错话。 我这一路任你打扮也不吭一声，难道还不能得你一个好脸色？神掌教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与我计较。燕宗主，也并不稀罕我的态度如何吧？ <laughs> 哼，谁说我不稀罕的？我稀罕的很呐！谢灵整夜整夜不肯睡觉，也要看着你，弄得我白天精神不济。 时常要打坐歇息。你若愿意分出对谢灵的十之一二来给我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。他也只有晚上才会跑出来，而且不会长久。 还没说，为何对阿青另眼相看？总不会是因为他与谢灵相似，令你移情了吧？你若不说出个理由，我就让吴伯在你走后将他赶出去。燕宗主向来随心所欲，想如何就如何好了，哪里有我智慧的余地？ <laughs> 好了。 那我不赶他出去。求求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阿青，有些像我收的一个徒弟。哦，我怎么不知你收了徒？你也见过的，就是白龙观的小道童，十五。哦，十五的根骨资质的确不错，若遇名师，将来未必不能有所成就。你。 又是谁？阿弥陀，佛，小施主安好。敢问这里可是谢府？不好，你先去躲避一阵，我去会会他。哼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你知道我为何带六只麻雀回来吗？啊？这叫梅花雀。 五只围着一只，你要先吃中间那只，才能吃旁边的。为何要这样吃？因为这样看起来舒服些。若你把旁边的都拿走了，梅花便残缺不全了。那鱼鳞和内脏你怎么去的？自然是用剑。你，以后你休想再碰这把剑。不碰就不碰。来，吃鱼。师尊，您果真用山河同杯剑见面吗？胡闹！ 师尊，那是燕无师干的。 一眼开九州，冷月抬手，偏扬于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渡下心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山几点斜雨中，有心与我肩上花。 重新。 停留，是你踏夜而过，赠我刀锋，换痴着剑梦，生死情，封锁。